当你参加四念住的课程时，禅修的技巧是一样的。你已经参加过许多次的内观课程，也都以同样的方法来练习，受持八条戒律，以觉知入出席来发展你的禅定，以觉知感受，并且对感受保持平等心来发展你的智慧。也就是说，在心的最深层面保持平等心。 这是你在所有的内观课程当中所一直练习的，也是你现在所修行的。唯一不同的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是在这个四念住的课程引用了觉悟的圣者佛陀所提到有关禅修技巧的直接开示。你听闻到这些字字句句，你讨论这些开示。 你也在知识的层面上去了解这些佛陀所说的法，而且，因为你不断的实际的练习着，因此你了解，是的，这就是佛陀所要我们练习的，这就是法所要我们练习的，哦，这也是现在我所练习的。你得到更多的启发，你得到更多的自信，你也因而更加的精进，更加认真的修行。 这就是参加像这样一个课程殊胜的地方，法的核心变得非常清楚了。人们执着于法的外在形式，执着于没有实质意义的外在形式，也变得如此的清楚。他们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法的核心更加清楚，这就是法的实质意义。随着你不断的练习，在知识和智慧的层面上。 对于佛陀的教导，越来越能正确的了解，法的核心也变得越来越清楚。对于他没有困惑，没有错觉，没有迷惑。你开始更加的重视法的核心，并且开始将它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不把法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仅仅参加内观课程，用处就显现不出来。这是实用的法。 它可以给我们所有的果实与利益。参加课程并不是逃避生活，你不是为了逃避生活当中的责任义务才来这儿的，不是吗？就好比一个人去医院是为了恢复他的健康，并不会一直待在医院里。来到像这样的禅修中心也一样，绝对没有从生活的责任义务当中跑开，而只是来这儿得到一种力量。 然后利用这种法的力量去面对生命当中的一切起伏变化。你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家庭当中的一份子，对于家庭有责任义务，对于这个社会也负有责任义务。法将带给你所有的力量，来承担、来面对这些责任与义务，过着理想的生活。任何人来这里，对于法的修持。 有双重的责任，第一个责任当然是让自己从一切痛苦当中解脱出来，开始过着一种非常快乐、和谐、安详的生活。另一个大的责任，则是过着一种可以成为别人典范的生活。当然，你无法去取悦或满足每一个其他的人，但是你必须非常留意，不要伤害任何人。 你不做任何会伤害别人的事，而开始过着能够给予别人启示与鼓舞的生活。假使某个人看到了一位内观禅修者的生活充满着痛苦、紧张与烦恼，即使那个人正考虑来参加内观课程的，这时候他会开始犹豫：“哦，这就是内观禅修的产物。如果我也变得像那样。” 花了十天来参加这个课程有什么用处呢？结果你已经变成了别人获得法益的一个障碍。相反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其他人看到你的生活完全的改变了，变得更好，法其实就只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行为的准则、生活的一种方式。如果他们看到你正过着一种更好的生活， 看到你面对各种不同的情况时如此的平静、安详、平等的看待一切，他们将会感受到太好了！这个人正培养着这些这么好的生命特质。他们将得到更多的鼓舞与启发，而来参加课程。每个人是有机会使自己进步的，除非这个人已经达到佛陀或阿罗汉的阶段。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提升自己。 每个人都想要提升自己，让自己进步。但如果这个人看到这条宣称能使人们进步的道路，却不见有任何结果的话，他将会犹豫不前，不在这条道路上踏出任何一步。相反的，当他看到人们走在这条路上，而且得到了结果，这个人也会得到更大的鼓舞与启发。我最好在这条路上走上几步。 让我自己试试看吧。开始发生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发生在家庭当中其他成员的身上，甚至有的人是来自特殊的家庭，参加了这个内观课程，并且正确的练习，而在他日后的生活当中展现出很大的改变。那么，那些最亲近的家人便会开始注意到这个改变，他们开始获得某些启发与鼓舞。 然后一个接着一个，他的家人也开始来参加课程。我们的确已经看过这样的情形发生，因此这个人来参加课程之后的第一个利益，就是所有的家人也开始来参加课程，开始来修内观了。而一旦家里面的每一个人开始修内观，于是家庭的气氛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情况变得这么的清楚，这么的显而易见。 由于某种原因，当人们住在一起，总会有某些误解、某些不好的念头或者紧张不安的情绪发生。但是如果他们早晚各一小时一起坐着修内观，加上之后几分钟的慈悲观，这些不好的心态将会被清除干净。同时，他们也会因此带着微笑，使整个家庭的气氛都改变了。过去曾经。 有的种种的紧张也都消失无踪，现在只有真诚，只有诚挚，到处弥漫着这样的气氛。这个家庭成了一个理想的家庭。当这样的家庭变成了一个理想的家庭，非常快乐，非常安详，非常和谐，这更是吸引了其他的家庭，他们也开始来亲近法，像这样子，一个家庭接着一个家庭。 最后，整个团体、整个社区都开始享有安详与和谐，不断的散播、开展，整个国家、民族也开始经验安详和谐，继续传播开来，整个世界也将经验到安详与和谐。这一切都是从个人开始的，所以每个个人来参加像这样的课程，有一个大的责任，一个双重的责任。 我的生活从现在开始必定要有所改变，不只是为了自己能有好的改变，而且同时是为了这么多其他的人能够有好的改变。二十五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法已经再一次的出现，人们能够感受到，我已经接触到了纯净的正法，我是多么的幸运，否则只是落在法的名称里面。 而并不知道自己是纠缠在一些仪式、仪礼、哲学上的信仰、教条，或者陷入各种宗派之间不同的见解当中，不断的牵扯不清，如此而已。现在我已经得到这个纯净的正法，这个全人类普遍的正法，我是如此的幸运，而且将这个纯净的正法传播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个时刻已经来临了。 我能做些什么呢？我能够如何来帮忙呢？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予一些服务、一些贡献、一些帮忙。但是最好的帮助还是做个好的榜样，一个法的典范。这样的话会在人民的心中产生启示与鼓舞，他们也会走在这个法的正道上。你看，这个人已经开始过着这么安详、这么和谐、这样完美的一种生活。 我为什么不也这样子呢？这就是最大的服务。这个课程即将结束，就像每一次的课程一样，学生们已经不断的在净化这个心，而且借着这个禅修的方法，不断的来消融自我。课程结束了，他们并且发展两个好的特质。第一个特质是帮助别人而不求任何的回报，心里只想着自己怎么样去帮助其他的人呢？ 越来越多的人能走在正道上，并且从他们的种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对于这种情况，自己如何才能够有所帮助呢？只要看到别人是快乐、平静、安详和和谐的，就心满意足了，没有任何希求回报的期望。另一个好的特质是，感激的心情。这两个都是非常好的特质。一个人对觉悟的胜者。 释迦牟尼佛有了感激之情，难行能行的佛陀不断的精进努力，在得到这个这么好的、已经失传了很久的方法之后，他并不只是解脱他自己，他并没有忘记了众生的需要，他以无限的爱与慈悲，开始传播法给其他的人们，他教导弟子们。 悲悯众生，为了他们的好处而努力利益众生，继续不断的把法传播开来，教导别人而不希求任何的回报。就这样，这个传承的纯净风貌世世代代不断的维持着，直到五个世纪之后。虽然其他的国家依然维系着更长的时间，但在这个最初起源的国家里却失传了。非常幸运的。 在缅甸这个相邻的国家，一直保存了二十五个世纪之久，直到今天。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还能够遇到、学习到这个纯净的法，所以感激之情自然的升起。有一些学生来到这里，对指导的老师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不过，事实上要表达感激，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在法的实修上不断的建立与成熟。 一位父亲或母亲，有某种家传的记忆，传授给他们的孩子。当他们发现这个孩子在这个记忆上变得十分的成熟，甚至超过他们，于是他们感到无比的欣慰与骄傲，他们非常的高兴。同样的，一个在法上给予指导的人，当他发现这些人从我这儿得到法的讯息与利益，你看他们是多么的进步啊！ 愿他们的成就在我之上，他感到十分的快乐，非常的满意。对学生而言，再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更能够表达感激之情了。因此，在法的实修上建立起来，不断在法中成长增上吧。对你，对许许多多的人，他是如此的好。有多少人将从你的生活当中得到启示与鼓舞呢？法的传播。 现在正式开始的时候，一个人应该感到非常的幸运，能够出生在纯净的法再一次出现的这个时候，法已经再次出现，它也即将传播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为了自己，也为了许许多多的人，愿我成为法在传播上的一个媒介。你们真的非常的幸运，能够出生在这个人世间。 并且能够生长在这个时代，纯净的法出现的这个时候，你们真的非常的幸运。你们已经接触到正法，也已经开始实践正法，能够具足这些因缘条件是非常幸运的。现在，请在法上成长，在法上增上，在法的实修上趋于成熟。这样子，看到你们走在正法道路上的典范。 越来越多人得到启示、鼓舞，越来越多人开始走在这条正法的道路上，越来越多人从他们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越来越多在这个世间每个角落的人享受到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愿你们在法上成长、增上，愿你们都能过着法的生活。为了你自己。 为了许许多多其他的人，带来一切的美好，你自己得到利益，对于这么许许多多其他的人，也带给他们法的利益。